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，第二百六十二集。魔界和冥界井水不犯河水，寻常无事，谁会来冥界这种阴煞的地方？叶崇玉偷偷派人来，还特意打了个时间差瞒过他们。洛晗不得不怀疑。 叶崇玉也知道化恶平埋在冥界。林青霄对此并不意外，淡淡的说：“狡兔三窟，何况是足以杀死神灵的东西，帝皇留好几条后路是情理之中。想来除了给你留下遗言，帝皇也给后人留下线索。万一魔神冲破玉井屏封印时，你还没有出现，他的后人就是最后一条退路。”洛寒默然片刻，轻轻啧了一声。 你早就知道叶崇玉安排人来冥界找东西，那你也知道十五那天他们是故意转移视线了。提起当日的事，林青霄脸色也明显变冷。我知道叶崇玉另有图谋，但是不知他们竟胆大包天，意图协走你。洛寒善意地提醒他，不是劫走，是营救。林青霄内心无奈地叹气，洛寒是真的记仇啊。 他和洛寒走在火一般的彼岸花丛中，说：“我当真没预料到他们敢打你的主意。若我知道他们胆子这么大，必然一早就掐灭了叶崇玉的计谋。”林青霄白色的衣角扫过，火红的彼岸花被灵气带落，簌簌落下，宛如一场红色的雨。林青霄问：“你当日为何不走？”嗯，洛寒想了想，如实说道。 可能是因为色迷心窍，贪恋某个人的美色，舍不得离开吧。林青霄板着脸，气度尊贵高冷，眼中却含笑，无奈扫了洛寒一眼。鬼门七月三十关闭，现在还有时间。林青霄问：“接下来还想去哪儿？”洛寒听到这话，诡异的顿住了。林青霄一副游山玩水的口吻，他是打定主意让叶崇玉当苦力。 等最后再黑吃黑，他以为林青霄是不屑于做这种不劳而获的事情的。不过洛寒转念一想，不需要自己动手，让别人替自己寻宝也挺好。他很快就释然了，说：“听闻冥界无量海是古遗迹，里面容纳着世间大苦大悲，是提高心境、突破瓶颈的最佳修炼场所。我们去无量海看看吧。”无量海。 他去无量海，并不是为了自己修行，而是为了某个人的心魔林清宵不动声色地瞥了洛寒一眼，洛寒没有发觉，可是林清宵心中洞明，仿佛迎面一盆冷水。林清宵难得轻松的心情很快沉寂下来，渐渐结成冰霜。洛寒留在他身边，嬉笑怒骂皆如自然。 丁青霄时常会错觉，他看着的人是他，可是每次在他自己都要信的时候，就会迎头棒喝，各式各样的细节一起跳出来告诉他，那个人并不是他。这是一种很奇怪的心情。他知道那个人是过去某个阶段的他，也知道先祖漫长一生会经历各种变化，但总归是一个人，可是他就是无法释然。 几千年的帝王执政生涯，早就让林青霄知道，无论嘴上说的再好，只有拿在自己手里的才是属于自己的。既然他爱的人是过去的他，那何妨跳过中间成长的那段时间，直接留在他身边呢？洛寒说了好些关于吴亮海的事，他说完后，见林青霄久久不回应，他回头看到林青霄垂着眸子，似乎在想什么。 洛寒惊讶，晃了晃林青霄手臂，问：“你在想什么呢？为什么这样专注啊？”林青霄立即回神，顷刻间就将眸底的暗色压下。他看着面前年轻美丽、对他充满信任的小姑娘，笑了笑，说：“一些小事罢了，我们这就去无量海吧。”洛寒应了一声，他看着林青霄的样子，还是不放心，问。 你真的没事吗？我总觉得你有心事。没有。林青霄眼眸温和，一如众人印象中那个强大又无所不能的帝王。无论洛寒提出什么要求，他都可以包容。不要多心，走吧。洛寒站在水边，海水连成一线，呼啸着朝他涌来，浪潮声中似乎还夹杂着。 某种回音，如果仔细听，能听到里面的哭嚎声。洛寒只是停在海岸上，就已经感受到无量海中磅礴的痛苦。他叹气说：“只是接近就已经这么压抑，如果留在水中修炼，不走火入魔就不错了。真的有人能坚持下去吗？”林清霄不甚在意，说：“修行本就是逆天而行。” 与天夺命，想要突破，就要忍常人之不能忍。何况，这只是心绪受影响而已，不必忍受身体上的痛楚，并不算什么。这都不算什么。洛寒正要说话，海岸上突然掀起巨大波浪，随着浪花，海水里面的哭嚎声也一并扑来。洛寒正要动手，浪花就在海岸上结成了冰。 冰层渐渐朝里蔓延，速度越来越快，海水中一切都被冻成定格。最里面的腾蛇终于忍受不住，从水中一跃而出，盘旋在黑色的海面上，暴躁又警惕地对林青霄嘶吼。腾蛇也是一种古老的神兽，被放置在无量海中，可以说是看守，也可以说是关押。腾蛇见有人来，还是他最讨厌的先祖。 存心想给闯入者一个教训，他寻机掀起浪花，没想到岸上那两个人比他想象的强大很多。无量海水千钧，竟然在另一个人的灵力下冻成冰块。这得是多么强大的法力呀！腾蛇怕冷，赶紧从冰水中抽身而出，躲到更深处的海水里，嘶吼声不断，却不敢再靠近林青霄了。 洛寒默默放下手，看着两侧冻成三丈有余的海水，片刻后由衷赞叹：“ <sighs> 我知道为什么这次出来总觉得很轻松了。六界之中，还有你忌惮的地方吗？”冥界应当算是一个很危险的地方了，然而对于林清霄而言，还是只有被碾压的份儿。洛寒这一路上都没有出手的机会。 刚发现危险，就已经被林青霄暴力镇压了。难怪他不想带侍卫，以他的能耐，带了侍卫才是拖累他的速度。林青霄没有把话说死，随意说：“还好。”洛寒有点酸，还好，那就是完全不惧了。洛寒瞧了瞧海水深处，对林青霄退避三舍的各式水怪，说：“你把冰层解开吧。” 人家水怪讨生活也不容易。林青霄点点头，比铁都要坚硬的冰层瞬间融化，带着冰碴的寒流涌向大海。黑乎乎的深海怪物从半空中落下，砰砰砰砸入水中，忙不迭的逃走。洛寒取了一管水存在存物空间中。他见林青霄看着他的手，洛寒低头，见到自己手上戴着两只一模一样的戒指。 洛寒后知后觉，哦了一声，说：“啊，这是天宫的戒指，另一只是别人送我的。”我知道。林清霄叹气：“最普通之时的空间戒，天宫一年不知要产出多少。我给你另外换两个吧。”不。洛寒捂着自己的手说：“这是礼物，哪有替换的道理？”林清霄听着这种话就不舒服，他问：“什么礼物？” 不论是什么礼物，都没有替换的道理，心意都是独一无二的。再说我已经用习惯了。习惯，林青霄呼声落寞，他的很多习惯都和他没有关系。洛寒沿着海岸走，一路采集了不少水样。林青霄见状问：“你搜集水做什么？”这里太压抑了，在这里修炼不好，还是换一个地方吧。 林青霄听出来，洛寒这是不舍得了。他脸色比海水都冰，说：“修炼怕苦怕累，那还何必走这条路？心性不定，不务正业，难成大器。”林青霄知道自己这样的行为很幼稚，但他就是忍不住。他想要让洛寒留在这里，更想让洛寒看中他，而不是随时随地想着另一个人，想着回去。洛涵惊讶地看了林青霄一眼。 哪里来的这么大火气？他知道他骂的人是他自己吗？洛寒不得不出来说句公道话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修炼方法，未必非要把自己逼到绝境才是最好的。再说我认识的那个朋友，他年少时已经吃了很多苦，没必要再用别人的生离死别折磨自己。林清霄静静看着洛寒，问：“你为了另一个人质疑我？”不是。 洛寒左右不是人，无奈道：“我只是觉得你在修炼上的理念太绝对了，没必要总是逼自己做到最好。”林清霄极淡的笑了一声，能看出来他并不认同。洛寒发现他们两人在许多地方观念都差异极大，比如修炼，比如婚姻。洛寒忍不住说：“你这种性格，以后若是有了孩子，得把孩子逼成什么样子？”林清霄一怔。 孩子，他大概从来没有考虑过孩子的问题，但是在龙族中长大的经历，让他自然而然认同“物竞天择，优胜劣汰”那一套理念。林清霄说：“溺爱才容易出废物，世人眼里只有第一和败者。他若从小享受最好的资源，就何该拿出最好的成绩。”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。 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集更精彩哦！